锵锵三人行，这个建党九十周年，大家看看我们这献礼片这阵容啊！ <laughs> 哎，我给大家请来，这是两位红色嘉宾。 <laughs> 哎，王老不是往你们身上涂色儿， <laughs> 就我说这话有根据。首先是咱们革命历史题材大戏《东方》，这家伙在央视一播，全国收视率第一啊！这就是大编剧刘星，这绝对红色编剧。《开国大典》，您也是编剧。 这一红色编编剧王老，这个文化部部 <laughs> 长不提了，响当当的，当年就是少共出身，在解放前那是地下党啊。是，哎，所以你们两位啊，在这么一个时候，而且啊，要不说咱这献礼片这创意还是部长出的。王老真会给我们想选题。说这个时候我们《锵锵三人行》聊什么呢？哎，就说到他在家呀，看电视剧，看电视剧，看中了这个东方，东方。 你为什么想聊聊这东方？不是，他是这个，嗯，因为电视剧我看着就是哄自个儿打盹儿的为多， <laughs> 哎，但是东方我一看，我啪一下把我盹儿给给给给给给给赶出去了，提神儿，呃，提神儿了，因为他那里的那些事儿对我来说，我太有兴趣了，嗯，是不是啊？那个呃，战解放战争，中苏关系，中苏关系。 哎，我一看这中苏关系，我眼睛瞪瞪老大。为什么呢？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里头他这丝毫没回避啊！毛主席一去莫斯科呀，待了前前后后九十天呢，这是八八十多天，这是空前的，历史上是可以说没有见过这么访问的。嗯，这里头呢，反映了许多呃微妙的事情。那毛主席几次不高兴，那里边都表现出来了。这个。 而且这个历史画卷呢，我我觉着搞这种这个革命历史题材大戏啊，是需要智慧的。 <laughs> 尤其这个编剧啊，这个这个语言，他们说呀，说这个戏里边涉及到的人物有数千个之多，有名有姓的是五百五百多个人，五百三十三个。你想，这家伙给他们写，哎，你像毛主席的，好像说有些直接就是毛主席原话。这王老过去分析过，毛主席本人这个语言就很有风格。但是我想问你一人。 林彪怎么？你怎么拿捏他的这个风格？应该说，还是从他的气质上讲。嗯，首先他还是个军事家嘛，他还是能打仗的。嗯。同时，在那个年代，他还属于那个年代的人，这该怎么理解？这个，这个就是说，当时。 这个表现的、表现的规定情景是在一九四九年。其实那时候大家都好多观众说：“哎，那时候新中国都成立，怎么还打仗呢？”那时候你想想，湖南、广西、广东、福建、台湾就不用说了，西藏、新疆可以说大半个中国还还没有解放。嗯。四爷正好这个时候走在走在衡阳，那时候还有大的 大的仗要打呢，嗯嗯嗯，他也是面临着很大的问题。这面毛泽东你说宣布建国了，打不下来怎么办？是，这个真是，这个呀，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当时不知道的。我们因为我在北京，北京呢，呃，一月二十几号，这大军就已经入城了。 入城市各种活动就都搞起来了，所以底下的事儿啊，我这是看你的这个电视剧，我才知道。嗯，实际上等于啥呢？不，王老不知道。你现在很多人，大家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就以为全国都解放了，全国山河一片红了。说这很多年轻人看。 哎呦，还那么难呐！刚才跟你编导聊的说，没错，我还真没想到开国大典的时候还那么艰难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紧张。那是的，他还有有有一个情节，就是开国大典的时候啊，蒋这边派不派空军来轰炸？是他的能力他是有的，嗯，因为你那么多人集中在呃天安门广场，当时就是解放军这边没有多少空军。呃，我们没有制空权，没有在五月二十几号的时候，上海发生了一次大的轰炸。 就把江南造船厂啊，把上海的很多地方都炸了。那时候是毛泽东是很很很很很难过，因为那时候没有办法的。那么反过来到开国大典，他隔隔了几个月。嗯，那那么多人，那同时你是宣布国家建立呀。是，所以算是非常紧张。是很紧。当时听说就是蒋介石是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个指令。对，这家伙这也他也还有他的考虑，他有他的考虑，他不能说是。 因为毕竟是中国人，他不能人心呐丧失的太为了赢得人心，他怕他也是怕太得罪。同时呢，在哪里呢？他还有一个侥幸心理，不取决于炸不炸天安门。嗯，这个我别的对不对？对，他不完全取决于我炸了这个，惹了一一惹起很大的风波，反过来倒不好。反过来我一仗一仗的坚守打下去，我哪天回去？他们那句话说的吗？李自成进北京又怎么样啊？ 嗯，哎，对不对？他他他这么骄傲的。开开头啊，他是真觉得他还是有希望，有希望。是是是。呃，美国人支持他，他也有，他当然也经营了几十年了。嗯嗯嗯。但是咱现在回过头来说林彪啊，林彪我最感兴趣的还不是他打仗，是他那个整个的那个精神状态。你说他低沉，这个话也不对。他他有的地方他显得挺深。 他常常陷入自己的思索，你给给你的感觉，而且他一点儿没有在表面上显摆自个儿啊，或者弄权呐，嗯，或者是取胜以后，这个这个有点装不下他，他没这劲儿。反过来说，他他很低调。真实的林彪是这么个，是这么个方式。当然，我们没有见过，在各种资料上所反映出来的，或别的文艺作品反映，他基本属于这样子。 沉默寡言，他寡言是肯定的，嗯，沉默也是肯定的。但是在资料上介绍他，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。他思考，思考。而且他当时都想了什么，谁也不知道。对，嗯。但是我欣赏那个什么呢？就是毛主席呃给十大元帅这个这个发布这个授衔授衔，嗯，而且还发这个服装，元帅服装当时也设计的，算是在那个条件下已经是不可以再高了，嗯。 呃，林彪因病不能去。呃，叶群就说说你这个那个元帅服可好看了。哎，林彪结果居然说什么？说我现在是病号， <laughs> 哎、我是病号。元帅服对我有最适合穿病号服。最适合穿的是病号服。我就说这个就能这么说话的人，这也不简单。 哎，这这个这个城府深了，这学问了不得。啊！这而且从那个上次看那个三大战役，咱们那个电影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呢，就也许我们在描写林彪这个人物的时候，有些微妙的这个心理背景啊，反而啊让这个人物给观众留下极深的印象，他凸显出来，这个人物有感感觉有复杂性。这个呢，文涛是这样子，这个戏剧表演里当中有一项，就告诉你在舞台上怎么处理。你比方咱三个人。 我要想突出我自己，不坐着，我蹲蹲在这坐着饺子。哎，观众一下就知道，哦，这个人挺有意思。嗯，等你俩都蹲到桌着饺子，我站桌子上。哎，就是你要跟别人形成差别。中国共产党有许许多多的理论家，那侃侃而谈，那王明。嗯，哎，对对，是吧？那非常，那非常能谈的。哎，那么比方说毛泽东，那也是能谈的。嗯，那但是反过来，哎，像这些军事家一般都不善言，不善言辞。 哦，不善言辞，像刘伯承也是这样，也是一字千金。嗯嗯，刘伯承一字千金。对，像这个聂聂荣臻、聂帅，这个这个徐帅，这都属于一字千金的这些人。哎呦，口紧呐啊！口而而且您您刚才跟我们还学一段，就是在戏里头给林彪不是设计了一段台词，在你们剧组都成了段子了。他实际上是这样的，这个毛泽东在开国大典第二天呢，是接见苏联文化代表团。 王老师知道，的。那时候苏联不能派政府代表团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建交，嗯，没有建交。那么这之前就是在七月份，刘少奇去访问苏联的时候，就定下了一个原则：到时候你们一定派人来，派多大的人物呢？说正式的国家官员不行，你看是部长一级的不行，但是呢，比方说闲职的，有些比方说派个希莫诺夫。 还有这个法捷耶夫，法捷耶夫作协的两个大国家副主席，主席副主席。而且法捷耶夫是呃苏共中央委员，对，他这个这个官儿实际。就是不写青年近卫军，青年近卫军。法捷夫，嗯。然后来了以后呢，毛主席就说：“哦，你们两位，不，周恩来也给他介绍，劳动员，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介绍说这是谁谁谁。”毛泽东我见过你们，嗯。苏联人都犟，他就拔一个拔进来。毛泽东同志，我们没有见过面。毛泽东同志说。 中国人呢是讲见字如面，哎，你们的书我都读过，我怎么能没见过你们呢？哦，这样他们就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说你们的书都写的很好，你们能不能再写一个第二本《青年中国的青年近卫军》？ <laughs> 你们到我们部队去采访，那当然你可以去四野了。这么的，他真去了四野采访，啊，采访了很多天，包括在下面的师长啊、团长都采访了。 最后采访了林彪，他是就是说呢，这个林彪同志，我们采访了这个呃这个你们的军队，你们共产党人从不讲自己，你能不能讲讲自己？我很愿意听。嗯，他说我自己，我今年四十二岁，负过四次伤，四渡赤水是跟毛泽东学会的打大仗，他是口口声声应该是不理毛泽东的，应该在那个年代的时候，他应该说是毛泽东的好学生的，嗯，那个年代，我再强调一下那个年代的，哎。 这个四平我没打好，就刚才大家说孙立人那儿没打好。然后呢，四宝临江是我的转折点。四爷的番号我最喜欢。谈我自己嘛，上半生不好说，下半生说不好。 <laughs> 咱们继续广告，香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<laughs> 这王老，你看他这个东方啊，是不是就是唤起你当年的一些东西？了，比如说你是地下党的时候，是是是，当时在打东北打仗的时候，是是，你当时是我也是非常的注意，因为当时对战争的每一个进程啊，呃，我自己都弄的小旗儿在地图上往上插，哪儿打哪儿，哪儿打哪儿了，好知道这个情况。你是从哪儿得到信息呢？我呃，当时报上报上登的。 啊，报上登着，但是这个这个很很容易啊！你想掌握这个国府国军的这个宣传调门啊，你非常容易啊。他叫转移阵地， <laughs> 他一说转移阵地，就是他被打跑了。哎，或者是叫什么转进，他叫哎，转进，转进，哎，或者或者叫撤退，不也说。 主动撤离，嗯嗯啊，反正他没有被打，没有 <laughs> 没被打败过，没被打败过啊，没被打败过啊，呃，所以你这个看得非常清楚。呃，再一个，个别情况下能收到延安广播，听新华广播，延安他就要就叫延安广播，所以这些这些东西我都有印象，包括像什么给斯大林做寿。 什么任弼时去世，这些，这我我这看起来又特别的亲切。亲切那段你可能会感兴趣，就是毛泽东不去苏联要走的，他说来看任弼时啊。嗯。他说这个，这个，你说我来看看，你说什么好呢？说你没病，你住这儿干什么呀？ <laughs> 说你快好了，我也不是医生。 <laughs> 他这样是吧？ 其实有的时候呢，包括我自己再看一遍，我也会感动。实际上，被他们那一代人的那种真挚的情感。嗯。任弼时跟毛泽东那个情谊啊，他当年在二方面军的时候，他是这个这个中央红军的时候，在四二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，是任弼时起了很大作用啊。尤其毛泽东进入中央集体领导，但是向斯大林汇报是是任弼时带回来那边说了。 你可以进入中央。对，哎，这个啊，这个，你像我也看到过一些个记载哈，你像当时的这个西方啊，呃，会对呃毛泽东这个人，就是有时候会写成一个孤独的人。对。就说他呀，好像给人感觉呢，跟谁都不是特别的私交。对。他有点这么一个。并不是特别的合群儿。啊，并不特别合群儿，他是不是？你说他这种。 他的人际关系是这样的，他是这样的，但是他反而跟一些党外人士，好比说柳亚子啊什么的，互相唱和。他是这样的。实际上呢，正像西方今天也不了解我们一样。嗯。不要把他当真。毛泽东就凭他这个口才是正，那叫做“秦兵重的确鲁连舌”，他这个舌头可以顶一百万军队。哦。当年长征的时候，那种情况下，他能够说服这个王家祥。 说服这个这个张文天跟他一道跑，那可不是不合群儿。哎，这个咱们有直接目击者，王老，您这是见过毛主席的人？不是，不是，而且毛主席夸过他的小说呢，是吧？但是我呀，我我想着这么一点。又刚才咱们说到啊，就说有时候他说话少吧，反倒成就了一个角色。嗯，这个在中国的呃，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九十年当中啊，也有这种现象。 中中国的政治啊，它和这个西方的政治不太一样。嗯，西方的政治它比较强调这个，就是不断的表达、竞争、公开的竞争，而且要不断的向他的选民呢，要来呃沟通。是演讲气势，你看，他是演讲，演讲气势说的太对了。对演讲，他那个上来的人呢，起码你是。 咱不说不说真打仗，嗯，起码用打嘴仗绝对是能得胜利的，嗯，奥巴马也能能忽悠啊，能忽悠，能 <laughs> 忽悠，那大忽悠。希拉里这也都能讲，都是都是能上来的，嗯，哎，这个可是中国呢，有时候不主张说太多的话，要保持相当的深沉。你说多了呢，说你不稳重。对，还有一句话，中国的成语啊，没有一个不准的，叫做“言多必失”。 嗯，残言三字，次母都不亲，亲娘都不相信你。是，所以说，他说，中国有个说法叫“厚重少文”。厚重少。毛泽东不是少文，他文多的不得了。是。但是他也不轻易说话。对。我这现在从他那个电视剧出来，我说的我实际的经验。哎，对。一个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，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成立呢。嗯。先农坛晚上开纪念党的生日，那是二十几。 四九二十八年，二十八年，二十八周年的纪念，纪念呢，在那个那个时候呢，跟那个刚北京刚解放，哪有这些规矩去？啊？大家就要求毛泽东讲话，汪汪汪，那个鼓掌喊叫，那个说底下别的你没法进行，比的就是讲话讲话，毛主席讲话，毛主席讲话，毛主席底下喊成一片。那天还先下大雨，我们全淋湿了，跟小鸡子似的。然后等着雨又停了。 还要求毛主席讲话，最最后毛主席不得不说了那么两三句话，也完全说两三句，哎，就说了那么几句，呃，然后在那个会上给我留下来的印象呢，是郭沫若的朗诵诗，嗯，万岁呀，中共，万岁呀，毛泽东，这讲讲，这讲 <laughs> 讲啊，这个四川人，四川人拼命的说普通话。 我看这毛主席讲话这个纪录片啊，我发现他好像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情况是比较正式的，他基本上就是这么念，就就也也也是念稿。但另一种情况，好像他比如说给什么讲课的时候，他也即兴的讲。听说讲的那家伙就是神采飞扬，而且语言充满了这种老百姓的。他善他善于就是说争争取农民，也跟他的语言风格有关系。一个是这个讲老百姓的话，再一个他尤其是和那个。 就刚才说到什么和苏联人说话，和美国人说话，他确实往往往不按常理出牌。对，他对他没有什么记忆。哎，不是，就刚就刚就刚才他说的这个就是这样啊，说是这个啊，我们见过面。对，那那那个俄国人很认真的说，我。 我们不是见过面呢，是？哎，像您当年见到这个 <laughs> 呃毛主席，他在这个公众场合出现啊，是是，你觉得他是，比如说是稍显拘谨呢，是还是非常的这个这个气度？我还有一个更早的印象，就是一九五零年呃四月底，嗯，哎是四月底是三月，我记记不太清了，就是我在中央团校二期啊毕业。 毕业那个时候上中央团校也都是大事儿啊。对。中央团校毕业呢，说毛主席接见。那个毛主席出来就事先就说了，说他不准备讲话，哎，大家也不要那意思，不要哄。这人数少，这好控制。那那我们都很，那既既然领导说了不让瞎哄，就别瞎哄。我们这鼓掌喊万岁，这就甭说了。然后毛主席出来呀，打几个水银灯。 他那等于在那摆各种姿势，好像哎，这个有点这个这个这个塑像，给确实给我塑像的感觉。我觉得光塑像，灯光塑像，好家连那个影子都特漂亮。哎，你比如他有时候还把头发稍微这么弄一下，他喜欢弄头发。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，说他是故意装的呢，或者是不知道不， <laughs> 应该怎么说？就是他会紧张吗？稍显拘谨一点，这个呢，是比较这个文涛自如，相对比方说。 王老常来，王老就不紧张了。你更不紧张，因为你是这里的主人。嗯嗯。这个国家都是他，是主人，他能紧张吗？嗯。他到哪儿都不会紧张。他只是愿意讲，不愿意讲。我讲多讲少，跟谁讲话的问题。但是你比如说啊，他，我就看照片都能看出来， <laughs> 他到苏联，他在斯大林身边嗯，是。我都能看出他这个表情啊。对。有点不是那么特别舒服。是。嗯。别说我我。 可能他是这样子的，在这个这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，他出发到他回来的这个这之前，有过三次他都想去，因为斯大林并没有看清中国革命形势的走向，不准备早下出这一盘棋啊。那么反过来，在他看来，我是一直我是一直跟着你共产国际走，那么到后来共产国际结束，我们还一直跟着苏联保持很好的关系。 你不应该这样对我的不礼遇。嗯，哎，就包括刘少奇七月份的骑士去的时候，都应该是他去，这个肯定是如此。对，原来呀，咱们还不了解这些。这次这个电视剧里没有回避这个。嗯。而且我联想到啊，就是咱们国防大学的有一个金一南教授，嗯，他在这个北京电视台 BTV 讲这个战争史的时候，他讲过二次世界大战当中。 美国的一个副国务卿到莫斯科访问，他当时美苏是同盟国了。他俩人聊天这个据这个副国务卿后来写的回忆录，他说他问斯大林说：“你对中国共产党有什么看法没有？”嗯，这你也想不到斯大林的词儿。他怎么说？斯大林说呀：“说我这么说吧，苏联共产党是黄油，是八字，是黄油。” 中国共产党人造黄油， <laughs> 就是你不是正规的黄油，你不是正宗共产党，实际就是这句话。那他这用今天的话说，他有点觉得咱是山寨布尔什维克，对对对对， <laughs> 是吧？但是农，你是以农民为主，这和他那理论不一样。所以说，我们一直强调是中国特色，中国特色。如果中国完全在走苏联那条道路，恐怕走不到今天。 所以，我我为什么感兴趣？对，我就看到他这电视剧里头吧，这斯大林呢称呼毛泽东，一会儿称呼先生，一会儿称呼同志，我觉得他称呼先生这绝了。后来，当然他有个解释，嗯，说是先生是是表示敬意，嗯，哎，而且他知道，而且他还知道中文里头这个对这个先生有一个什么好的说好的说法，嗯，这可以说。 但是在当时的，情况，他不称呼同志，称呼先生，这个人让你觉得有点外人式，有点微妙，有点微妙，有点微妙，这有点微妙。但是他他解释，外交长官他不能说，我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说话，而你现在反过来说了，共产党谁丑谁老骚，我你牢骚。